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七十五集。林崇玉的拳头输得握紧，这三个魔族是故意挑衅他。可是林崇玉再生气，也不敢当真叫人来，他不能拿云梦寒的名声冒险。 仙族尊崇道法，以强者为尊，并不像凡人界一样看重名节，但是没那么看重，并不代表不看重。魔族、妖族纵情声色，没人当回事儿；但是仙界，无论男女，纵欲野合，都不是一个好名声。林崇玉最终忍下了这样的冒犯，问：“你们故意现身，应当不是为了激怒我吧？”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想和大公子做个交易罢了。为首的魔族视线从林崇玉半露的胸膛上掠过，目光玩味。你其实并不是仙族，为何非要用仙族那套伪君子的规矩束缚自己呢？你练习仙术时，是不是总觉得力有不逮？你遵守天界禁欲忘情的规矩时，是不是总觉得压抑？ 这是自然，因为，你本就不是仙族，修习仙术怎么可能修得出结果？又来了，他又听到了这个声音。林崇玉强行压制住内心中莫名的悸动，装作不为所动，说道：“我的生母是仙魔混血，我体内有四分之一的魔族血脉，那又如何？我的父亲是苍龙，终究我体内仙族的血更多一点。” <laughs> 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！对方三个魔族一起笑了出来，他们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一样，很是肆无忌惮的笑了一会儿，才以放肆的目光打量林崇玉。仙魔不容，灵魔相悖。你真的觉得你体内仙族的血更多，你就能比得过其他仙族了？不，你太天真了。 先族的命运从一出生就固定了，血脉壁垒不可逾越，低等先族一生都无法改变命运。你看看你的弟弟，他资源远不如你，可是他修炼多么轻松，而你呢，花费比他十倍的力气，也取不到他一半的成绩。林崇玉一直在内心里警惕着，他知道这三个魔族肯定不怀好意。 可是听到这句话，他还是被戳痛了。林清霄就是林崇玉的心魔，林崇玉全部的骄傲和自卑、光荣和阴影，都来自这个人。仙族的阶层很早就固化了，龙族等高门大族彼此联姻，不断加固自己的血脉和利益，而低等仙族碌碌一生，费尽全部力气也做不出任何改变。他的生母白灵鸾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白灵鸾花了那么多心血，为了修炼那样拼命，但就是比不过一出生便是应龙的素衣方。到了林崇玉和林清霄这一代，同样的循环又在发生。而身前的魔族还在不断鼓动林崇玉：“你真的比林清霄差吗？你真的资质不如他，或者勤奋不如他吗？并不是，只因为他是纯种龙族。” 所以一出生就赢了。无论你做的再好，都比不过他随手勾勾指头。他分明仰仗了血脉的力量，却偏要冠以天才之名。你真的甘心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，一辈子做别人的衬托吗？够了！林崇玉猛地大喊出来，脸色阴沉。你们的居心我一早就知道，想要蛊惑我。 不必白费力气了。为首的魔族大笑：“是不是蛊惑你自己不知道吗，林大公子？顺从你本心的欲望，归入魔族吧。魔族不问出身，不问来路，一切全靠自己打拼，自由又公平。魔界，才是真正适合你的地方。”住嘴！ 林崇玉感觉到他体内的魔脉翻滚起来，仿佛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召唤他、指引他，让他加入魔族。林崇玉勉力压制住冲动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是苍龙族大公子，未来的中山之主，上有父母认可，下有弟子拥戴，前程大好，名利双收。我为什么要放弃大好的前途，去魔界做一个从零开始的新人？”为首的魔族听到林崇玉的话。 暧昧地笑了笑，忽然影子一闪，他瞬间逼近林崇玉，贴着林崇玉的耳朵低声说：“你真的觉得你会是未来的中山之主吗？”林崇玉没有躲，依然稳稳地站着。听到魔族的话，他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。魔族充满蛊惑的话语不断扑在林崇玉耳边：“你体内有魔族的血。” 就算你对中山再忠心，为中山立下再多功劳，他们也信不过你的。林清霄现在看起来对权力淡薄，但是，你真的觉得他会让给你吗？到时候，等林清霄掌权，你猜他会怎么对待你和你的生母？林崇玉的目光渐渐迷茫，魔族悠悠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。 你甘心一辈子屈居人下吗？林崇玉的眼瞳中又亮起幽红的光，看着非常妖异。这次他眼中的光芒比在非洲上时强盛多了。魔族正要再接再厉，扔下最后一记重锤，这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一个女子发颤的声音：“崇玉！”林崇玉骤然清醒。 魔族后退一步，他和另两个同伴对视一眼，倏地化作一股黑烟，消失在林间。林崇玉站在原地定了定神，确定自己身上没有破绽了，才快步走到外面。我在这里，你怎么醒了？云梦涵披着衣服在树林中焦急地寻找着，他看到林崇玉从一片树林中绕出来，立即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。 原来你还在，我刚刚醒来不见你，以为你走了。怎么会呢？林崇玉看着脖梗上痕迹斑斑的云梦涵，内心不知不觉变得柔软。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我可舍不得离开。还疼吗？云梦涵脸颊微红，小幅度的点头。好多了。你刚刚去哪了？ 林崇玉神色不变，轻描淡写的盖过刚才那一切，去给你找水而已。附近没有湖，我带你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吧。另一边，三个魔族用遁地诀走出许久后，一个柔媚模样的男魔低声问领头：“护法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？这里毕竟是仙族的地盘，我们不宜打草惊蛇。”领头的魔族说。 天帝早就料到我们会来，外面足有十万天兵潜伏在希尔米海外。要不是希尔米海内有禁灵阵法，想必古行早就回兵进来了。我们虽然能拿捏住灵崇玉，可是不宜逼太紧。到时候真惊动了其他仙族，对我们大为不利。啊，护法英明！那个阴柔的男魔谄媚道。 护法运筹帷幄，料事如神，难怪尊上会将这样要紧的任务交给护法。魔族护法得意的笑了笑，说：“哼，我不过是对人心略有些研究而已，算不得大本事。林崇玉本就有心魔，以他为突破口最方便不过。”阴柔男魔连连奉承，另一个魔族十分看不上同伴这种谄媚嘴脸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 冷不丁问道：“护法，村上说要我们把吞元兽带回魔界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“哼，急什么？”魔族护法露出得意的笑容。“魔眼已经种下，接下来我们只需隔岸观火，坐收渔翁之利。”阴柔男子和另一个魔族齐齐吃惊了：“魔眼你们以为？” 我刚才接近林重玉，当真只是随性而至吗？哼！魔族护法不屑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不过一个仙魔混血，连魔界最低阶的魔族都不如，有什么资格入本护法的眼？我刚才靠近他，不过是想趁机在他身上种下魔引罢了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着，等他们找到吞元兽，集结全仙族精英之力。” 将吞元兽制服后，我们再引爆魔引。到时候，两个手下都听明白了。魔引在仙界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傀儡术。中了魔引的人，平时和往常无异，在紧要关头，一旦魔引被激活，他们就会失去神智，听从幕后之人的操纵。魔族护法知道这一批仙族精英云集，有好几个厉害的人物在。 但是没关系，他们并不会和仙族正面冲突，他们完全可以等这些年轻的仙族历经千辛万苦将吞元兽制服后，再出来收割成果。那时仙族刚刚经历大战，气息不济，也不会防备背后队友。如果林宠玉突然反水，必然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两个魔族大喜过望，纷纷恭维护法英明。 魔族护法笑而不语，他对林崇玉说的那些话有真有假。天界壁垒森严，阶层固化，魔族确实自由得多，但是自由不代表过得好。哪一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会舍己为人呢？魔族城邦联盟高度自治，听起来自由自在，充满了冒险者的传奇，但是魔界的底层可比天界的底层难生活多了。 魔族护法刚才说的那么好听，全是为了刺激在林崇玉身上，播下魔瘾。若觉得他真的会为林崇玉着想，那就太天真了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他为什么要善待一个体内有大多半仙族血脉，在仙界长大的混血呢？这三个魔族在后半夜到来。 他们围观林重玉和云梦涵这活色生香的一幕之时，并不知道，除了他们，在此之前还有一波。这三个魔族更不会知道，他们无形中替另两人背了黑锅。此刻，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在艰难的找路。希尔米海折叠了空间阵法，地形随时随地都在变，这对路痴来说实在太不友好了。 洛寒和林清霄从月潭花海出来后，很快找到邹继白和叶子楠，四人汇合，一同去寻找吞元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